怎么回事？驾驶战队选手集体大惊，这不是说上去阻拦吗？怎么转眼间就把自己搞飞出去？只有肖时钦，虽然方向角度不好，但机械师是他多熟悉的职业呀，立时就判断出申剑是被对方一个空气压制机给吹飞了。是叶秋，申剑的角色还没落地呢，早把消息发出来了。 叶秋，众人惊讶，这还真是个巧，这样居然也能碰到。稳住！一听是叶秋，肖时钦反倒更加冷静起来。假使一面对叶秋，就容易失去平常心，这是现阶段这支队伍，不应该说是这个俱乐部很大的一个问题。就像深剑，一个照面就被吹飞。 这哪像是职业选手该有的水平啊！显然就是因为在发现是叶秋的一瞬间稍有走神了，所以肖时钦现在时时提醒着自己：遇叶秋一定要冷静。这档口换一般指挥，下意识要喊的肯定是“拦住”，但肖时钦就怕加试的选手们不镇定，所以就改喊“稳住了”。 叶秋，快拦住！结果拦住他没喊，孙翔却替他喊了。从复活点那边急吼吼过来的孙翔还未赶到，但一听到居然还有叶秋，恨不得有八个瞬间移动将他立即送到这边。不急，慢慢来。肖十七连忙说着，别让他跑了！孙翔接着嚷嚷。家世这边。 除被吹飞的深剑的拳法家，就是张家兴的牧师和王泽的神枪手了，再加上肖时钦的机械师，四人本就是呈包围阵型，只是深剑的拳法家距离对方更近罢了。此时深剑的拳法家被吹飞，阵型好像一下子被放大了一般。肖时钦等三人加紧收缩，深剑的拳法家在落地后也是一个瘦身就已经弹起。 空气压缩机的吹飞效果特别强力，但伤害并不可怕。申健抖擞精神，准备再去拦，结果发现他好像不用太操心。叶修的机械师和那流氓直面着就朝他扑来了。这是？申健还说去拦呢，可看对方这架势，这是需要他拦的吗？人是冲上来要准备把他干掉啊！ 看了一眼其他三人的位置，短时间的一打二是避免不了了。原本一拦二，申剑是颇有信心拖住二人，到其他队友过来支援的。但此时一知道这二人中有一个是叶秋后，心里顿时七上八下起来。能扛住吗？申剑心里已经给自己打上了一个问号。肖时钦这边一看二人架势。 顿时也明白其意图了，对方并不只是一门心思的想逃走，这顺带的，如果能把申剑的拳法家给灭了，他们也丝毫不会介意。申剑的身上也是有袜子的，因为他们的实力在这种场合肯定是碾压级别，所以他们根本没像普通玩家的队伍那样，对于袜子是集中保管还是分散收藏有过纠结。 也就是随手拾取，谁拿了并不重要，总数上去就行了。所以此时此刻，肖时钦也就敢肯定申剑身上有袜子，至少有多少他也没什么印象。此时对方不急着逃走，还要打申剑的主意，目的当然是想抢走这袜子了。豪迈过头了吧？肖时钦心下暗暗想着。 申剑再怎么说也是职业水准，豪门家世的主力成员，就算败也不会败得多快，撑到他们三人救援赶到还不是很容易的事儿？难道还会像个普通玩家一样，几十秒就击杀吗？肖时钦到底还是没能体会到申剑此时的心情，他是凭着一股子烈火中永生的信念，这才迎难而上的，而且一上去。 就有些发懵。滑铲，叶修的机械师伊诺骑手的技能就让申健有些看不懂。滑铲是枪手系转职前技能，四职业都能学不假，但若是机械师的话，多是用在走位或是拉开距离的时候。骑手这招和对方拉近距离，这种打法完全没有听说过呀。 自己可是贴身短打无比强悍的拳法家，机械师就算有近战能力和拳法家拼这个也实在太不明智了吧？可叶修对阵拳法家的经验之丰富，荣耀圈中不做第二人想，他会没意识到这么浅显的道理吗？所以说，这是什么阴谋？还是说这是什么新打法？ 再或者说，这是对自己的藐视。神仙想法忒多了。等他心思转完的时候，叶修的机械师一诺早滑到他的拳法家脚边了，手从机械箱里一掏，一个机械追踪的小机器人像是块砖一样，直接就拍到了他拳法家脚面上了。追踪的过程完全省略，直接被叶修砸到人身上爆破了，轰！ 气浪掀的拳法家一个踉跄，机械追踪这技能的威力不算太大，能否炸翻目标要看情况。此时这样稳稳站的直接撞上的情况是不至于把人炸翻的。但叶修的攻击又怎么可能只是这么短暂？机械师一诺手一抬就是一记机血拳，接着跟着砰砰又是两枪，连击开始。 神剑的大脑此时却还在转圈圈呢。这是什么？好像是机械师在使用枪体术的打法。可机械师的近战方式并不是完全的体术，节奏并不像神枪手那么利落。机械师这么打能有好的发挥吗？这里这个衔接就不是很紧呢。神剑到底还是个职业选手，有些本能的判断和操作。 一瞅叶修这边的一个连击衔接不好，下意识的操作下去，拳法家一记漂亮的旋风腿飞出，果然直接踢断了机械师的连击。神剑跟着就开了一个钢筋铁骨，这技能可以在二十秒内大幅度的提升防御能力，但是更多的时候，拳法家们更喜欢把这当作是一个爆发时用的技能。 因为除了提升防御，这技能还将给角色二十秒的霸体状态。霸体状态下，角色不会被击倒、浮空、击退、打断、破招等等。这种条件下强行实施连招的打法，有个猥琐的称法：霸王硬上弓。不过实际上，霸体状态并不是无敌状态，击倒、浮空一类的状态是不会有。 但角色该受的伤害却是一点也不会少，所以霸王硬上弓其实也是一种拼命的打法。有时候硬上完了，自己掉的血比对手还多也说不定。但是拳法家的钢筋铁骨，恰恰在这个霸体实现里还大幅度提升了防御，顿时让这一职业的霸王硬上弓强悍了几分，是每个拳法家玩家都特别喜欢拿来彰显自己霸气的肘法。 此时，申建当然没有这种显摆的心情，也是及时判断，觉得和机械师贴身短打、霸王硬上弓再合适不过了。结果开了钢筋铁骨后，第一拳刚挥出，深剑忽就见角色气血一跳，霸体状态忽然间就不见了，改出了一个持续的出血状态。毒针。深剑反应过来，对方二人组里有一个流氓啊！ 这个卑鄙猥琐的职业就有毒针这么一个技能，是专断霸体状态的。自己刚开钢筋铁骨，对方毒针就上来，说不是早有准备谁信？霸体状态没了，钢筋铁骨的防御力即便还在，角色却也没了那种可以霸王硬上的资本。挥出的一拳，在机械师的一个机械空投下被炸得不知打哪儿去了。 机械师和流氓两个角色开始全力发动进攻，神剑勉力支撑了一下，瞅准一个机会，一个云身就想朝那边躲避，结果就听叶秋的声音：“包子，往左一步。 <gasps> ”往左一步，这么细碎的指挥在职业战队里可是很少听到的。战斗真要这么细无巨细的由指挥来布置的话。 那除了指挥，其他岂不成了提线木偶？申见心里还讶异呢，结果他的拳法家云深一动，这才发觉对方这一步的作用。包子的流氓往左移动了这一步后，竟然正好就和申见云深躲开的拳法家撞一起去了，锁喉。更有准备的包子抢先操作，流氓雨来了，抬头就掐对手喉咙。 拳法家的云身被阻了路线，不得不打断。身健慢了半拍，但操作的也算及时。拳法家一个后跳避过这一锁喉，正在提拳反击，结果就又听叶秋的声音：“霸皇拳，不要上前！”身健的心里顿时一阵冰凉啊，手都僵在键盘和鼠标上，不知该如何动弹了。因为那一瞬间，他正在操作的技能。 正是霸皇拳。他太熟悉我了。神剑的拳法家回头看着这个陌生的机械师角色，脑海中浮现出的却是叶秋还在家世时的音容笑貌。他的习惯，他的缺陷，这位曾经的队长都了如指掌。 这远不是对手观看大量的录像以及交手经验所能搜集到的那种了解所能比拟，这是朝夕相处、点点滴滴积累起来的了解。朝我这边抛沙，毒身 CD 留着，蓝山虎。叶修的指挥主要是提点包子的，因为他没必要对自己也这样指挥。他的举动同样也是照顾着身剑的习惯和缺陷。 豪门主力的职业选手此时被死死的钳制住，像普通玩家一样被瞬间击败。肖时钦以为不可能的事儿，此时正在上演，甚至比叶修单挑普通玩家还要快上一点。此时可是二对一，身剑挂了。视野里消失的角色，队伍中的提示信息，让家世队员们不得不接受这一事实。 再然后就是三条系统提示，嗯，还不错，有三双袜子，没白忙。叶修欣慰点头，招呼了一声包子，这一次是真的闪人了。